锵三人行，这个社科院的雷伊老师啊，研究这个语言的流变啊，尤其是中文，其实太值得研究了哈。这个上回您讲到哪儿了？上回书。我们就说到这个词汇的变化，其中讲到一个重要的，就是说也引起很多争议的，确实就是反对方，我就是关于这个字母词，字母能不能进入？ 汉语，他反对方有反对方的道理，我也很理解。我确实，你汉语的突然里面加加大量的这个字母词啊，嗯，它确实好像是对汉语的一种污染啊，或者是呃破坏，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在现实中，好比说一个人读报读到哦，中央领导、国家领导人说我们 G G D P 觉得不，那一个人不知道 G D P 是什么，他到哪去查？又不会英语，嗯，那不得要一个词典来查啊？好，你我们说我。 我为了研究这个，我问了很多人，谁能够？我问了几乎我问的，当然非医学专业者，我说我们都说到医院做 CT，大家都知道做 CT 什么意思？谁能把不用这个 CT 这个词，把它的汉语全名称给我说一遍？嗯，你说得出来吗？核核核磁共振？核磁共振是核磁共振，恰恰是核磁共振是另外一种啊，CT 不一样，CT 叫什么来着？我对对对，我照顾那玩意儿啊，对对。所以呢，这时候如果你不懂什么叫 CT 的，你就需要一本词典来。 查吧，但用什么词典？用什么词典呢？但是所谓的汉语，它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的说汉语的人经常用的，就应该属于汉语了。没错，现在英语里都有中文了呀。就是啊，而且呢，刚才那个情况很奇妙。你比如说 C T，你就算用英语词典查也不好查，也不查。嗯，你别说，你随便拿本英语词典，你查 C T，你不一定查得到的。就如果小的英语词典的话。 因为那个 CT 它可以是很多东西嘛，所以说这个 CT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已经变成中文里面我们特定用的一种字母词了嘛。对呀，就我们特别熟悉的一种字母词嘛。所以我查了一下，当时当然我从前能背下来那一串，现在不一定背下来。叫做 X 光生成什么计算机是还还是计算机生成扫描还是生成计算机什么扫描系统？但是我又觉得又有问题了，这个 X 光啊本身又是一个字母词，你要把这个再 排除干净，你用一个什么什么光啊？光该叫什么？X 光汉字叫什么？对对对啊，雷雷雷射。 呃，那镭射是激光，还是激光？还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我们对于镭射是有个标准的翻译，叫做激光。那么港台翻译做镭射，我个人认为镭射恐怕翻译的更加那个形象一点。是，并且这个 laser 跟那个激光同音，同音意见有。但是我觉得已经用激光了，所以你看，从前那个歌厅里面，我经常那从前觉得很好笑，他把两个都用上，镭射激光。 <laughs> 哈哈哈唱片是吧？对，镭射，还有激光。激光，镭射激光，就是镭射，那是激。 翻一个激光的，那是港台这边，这又牵扯到一个术语统一，港台对和大陆怎么统一？而且对，而而且这个新中文啊，这个这个这不断的这个诞生新词，还对这个呃国际物理学做出这个很大贡献。对，你知道我今天在这个网上哈，还收到一条，我觉得挺，我不是物理学家啊，人家讲啊，就说今年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不是颁出来了吗？是，他们忽略了中国物理界的一件大事啊。 那就是正能量概念的提出。对呀，正能量概念的出现，这可能是个物理系的学生哈。他正能量概念的出现，完全打破了物理学的常识，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事件。该理论的始作俑者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实在是一种歧视和大不幸。为什么呢？ 因为在物理学的范畴里，能量是标量，这是它专有名词，我不懂了。它能量是标量， <laughs> 没有正负。能量物理学里能量没不没有正负，基本的单位是焦耳。爱因斯坦的那个智能公式，一等于 mc 什么平方，那个计算结果是焦耳。量子力学最小的能量公式计算结果是焦耳，动能公式计算结果是焦耳，最小的电能单位。 电子伏特也是焦耳，也就是说，智能、光能、动能、电能，最终单位都是作为标量的焦耳。 没有正负，而中国现在提出了 <laughs> 正能量的概念，这家伙不是正能量不是中国人 <laughs> 讲的啊，正能量最早，不，他本来也就是那种美式的那种心灵鸡汤书啊，他们那种 self help 书里面最喜欢提这个，那还是美国还是我们是美国翻译过来啊，对，中国翻译大行其道啊，呃，这个这个对，其实就比如说有很多就是包括这个科技，你看这叫科技这个词你怎么？ 翻译，刚才讲 X 光这类，现在就这个词我看已经用很久了。PM 二点五，嗯，PM 二点五对。你要是一个不知道的人，你读书读到哎有个 PM 二点五，一个中学生或者小学生，我要去查，那只好找限汉，嗯，限汉新版啊，没没准就会收入。 P M 二点五，你说他应该不应该收？那么很多人表示反对，说这就不是汉语。像汉语该怎么叫呢？我们就叫做一种由炒菜炒出来的油烟带出来的物质。哈哈哈由于中国人太有那个。对对 <laughs> 对。对，所以你知道，就说，当然我离学术就很远了，但是我作为这个语言的实际使用者呀，我真是就相信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啊，这个孔子过去讲一句什么话，叫“辞达而已矣”。 对，我始终相信这句话，就是说啊，你真的交流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当我用我纯熟的英文 <laughs> 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就是跟头咧起那就是披头散发，那就是词啊答而已，意思到了就行了，目的，是明白。你管那么多，就是他这人与人的交流啊。你所以，我我要给你看一段一个片段，我跟文道，我们前一阵啊去加拿大，你知道加拿大这个卑诗省那儿就是三文鱼。 当年我们去了一个三文鱼的那个博物馆，嗯，当年这个博物馆里啊有这个华工，嗯，你知道这个华工他不通这个语言，但是他要处理这个这个三文鱼的很多东西，嗯，那当时要干活的人，哎，对，他就只能用中文，嗯，他怎么约定？ 你可以看看我们拍的这段片子，很有意思。很，看到这个字很奇怪，你看到，嗯，英文字大家都认得，嗯，相对应的那些中文我们也认得，嗯，对不对？那怎么样达成一个沟通？认得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赛节就是。生规赛。黄四秉令。这是什么意思呢？对，其实呢，赛节， <laughs> 我们用猜真的猜不。这几天天天都吃的。天天每天吃的 Wild s a r k 萨凯，萨凯，萨姐，下一个，其中一种最好的一种野生三黄，就白氏饼令，啊，就是 spring，为 spring 是白肉的 spring，就是白肉的这种 spring 这个鲑鱼就国王鲑鱼，黄肉的 spring 的鲑鱼，这是又有中文又有英文的意思在里面啊，这个不晓得他们这群都是什么人呢？因为不。 普通话、粤语、闽南话都念的是怪怪的，很多是台山的，应该是台山话，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学那个英语啊，也是用中文，什么 one day a little monkey， <laughs> 我就标注是 one day a 驴头马腿，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啊，而且这个书法不错哈，对，这时候做一个连这边的廉价华工的字都比我们现在强，真是。哎，雷老师在啥？我。 注意到你说话经常说电视拍到某个第一怕第二怕，这个怕你也被殖民地化了啊？对呀，我早就被殖民了，都被他们搞而了。而且怕这这个， <laughs> 你我觉得如果用标准汉语，应该是一个单元或者一个一段节节一段二内用怕怕的 two part one 是吧？一个怕对呀，这实际上就已经这语言的就很污染了，污染了，污染了。所以你看，有个词儿我问了很多人，我说你用汉语怎么说？ 卡拉 OK，那卡拉 OK 唱歌，你说得出来吗？汉语，你把卡拉 OK，卡拉是什么？OK，这为什么？你说，你们把这个掉？卡拉永远 OK， <laughs> 卡拉 OK 叫什么呢？没有什么纯正的汉语翻译吧。 呃，他有吗？他没有一个词，没法用一个词。我看了，对，我也是从前背得下来的。现在我背不下来了。真有，叫做预先录制无人伴奏、无人伴奏电子什么什么系统。 我们今啊，那就是咱们晚上就无人预知无人伴，预先入室 <laughs> 去唱歌去吧。哎呀，真是！所以你看，我就说这个语言还有一个一句成语叫什么“鸡飞城市”。嗯，我们啊有很多标准的这个读音标准的这个读法。可是你比方说哈，那天我们跟讲相声的聊天我跟你说，当他为了一种目的的时候啊。 他明知是错的，他也要按错的念。对，你比如说，为什么？好比说，呃，这个呃，大家过去一般人说亚洲，嗯，可是实际我们知道，老北京人一般都亚洲，亚洲，亚洲。好，那么当你啊为了逗乐的时候，我跟你说，你不能有一个字啊超出大家的习惯的，当然那个读音，当然，因为这一下啊，你这个包袱就抖不成了，就大家就就走神儿了，就被听到了一个，虽然你是正确的亚洲，对吧？但是北京人一说这是亚洲。 啊，那么你像我在很多时候，我就宁愿从这亚洲，只要你们听着舒服，听着舒服，没有什么错和对，当然我可能是错的。 <laughs> 你在你说到这个语言的这种呃污染不污染啊，其实很多国家真的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会觉得语言。 自己的语言如果原来有对应字的话又好用的话，那是语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生命一个根本。对说不能够随便被入侵，尤其法国人不是特计较是吧？那法国有我们要搞清楚，别别弄要混。法国有两个法兰西学院嘛，一个是专门做学术研究那个法兰西 College，然后一个是 Academy，那个是呃专门捍卫法兰西文化的。那这帮人就是出名的法国文化保守派，就是元老长老级的骨灰级人物啊。 <laughs> 他们就会编一些，比如说法文词典，一些列一些标准词，然后就说哪些英语外来词，因为法国最怕就是英语污染，对，就很多英语来的东西，他们是觉得不该用的，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就就要分得很清楚。但是呢，我常常想，像这种东西，或者是雷老师那天讲八零年代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反对一些我们港雄带上来这些外来词的翻译啊，但这里面还出现一个问题，就这些词，它不只是一。 个带一个外面的东西来，他就算来了外头的东西啊，他不一定就把他背后相应的一个外来文化整套带来，对，他还会被你本地化的，嗯，是被你本地改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呃，像这个呃，比如说我看到。 呃呃，像像那那那，刚刚我看到我们去加拿大拍那个那天我们去的，其实那个三文鱼场嘛。嗯。刚刚讲那些三文鱼的名字，不同的学名，当时的台山的那些华工怎么用台山话翻译？我后来发现，原来加拿大人也有很多这种外来我们亚洲去的东西啊。你比如说，举一下卡拉 OK，卡拉 OK 是日本人发明的。对对对。那首先注意的是。 日本人一开始发明就已经用了一个外来词了。OK，OK，OK，对不对？嗯。然后呢，去了加拿大之后呢，呃，加拿大人一开始觉得你们这帮亚洲人太古怪了，因为他看到那些香港移民、呃呃呃日本移民、韩国移民，他们家里都够大嘛，都专门辟一间卡拉 OK 卡拉 OK 房，他们觉得这很荒谬。嗯。但后来慢慢慢慢，加拿大的白人也学着这么唱，嗯，然后原住民也学着这么来，但是问题是他唱法变了。 变成什么样？就比如说他们原来的唱法，比如日本人那个唱法，那那天我们那个导游不还讲吗？说日本人的唱法是这样的，是每人苦念一首，这个他们叫就香港人喜欢叫阳歌啊，影歌，影歌啊，影歌就是说我的一个拿手好歌，保留曲目啊，保留曲目，对对对啊，苦念，然后呢就一伙人唱了，这个日本人的唱法，唱卡拉 OK 的原装的日本的唱法是这样，我上去唱。 然后大家要很安静的听，嗯， <laughs> 日本那一套是吧？对对对对，他听完说：“哎，唱的好，好，再来一首。” 他说：“后来香港人去了之后呢，就带去了一种中国式的卡拉 OK 文化。哦，那是怎么样呢？就是您唱一首歌的时候，其他人忙着继续点歌。对，没错。 <laughs> 然后中国人真是不恭，没有恭敬 <laughs> 对，心。对，是我唱歌，你就是有人就把话筒给我拔了。对 <laughs> 对对，唱成这样我都睡着了，是吧？对。然后后来呢，这些老外呢，他们是另外一套唱法，就开始流行几支麦。” 啊，啊！大家一起合着唱哦，他们玩和声对。那所以说，你看，同样那个词去了之后，它那个词本来指的是一种行为，一种一种娱乐方式，但是它其实它会被你本地消化，改变它的内涵。就是说，你说到的这个英语怕有法语，就是法语啊，现在各个国家实际上都怕英语的，其实英语太厉害。但是英语本身，你看它从来也是一个发展，海纳比如说，我们看英语中的音乐词汇，绝大部分。 多数来自于意大利，是的，啊，他也是这意思包括现在，比如说 Chinese，对，就中国人多了去了，慢慢慢慢有种 Chinese。那么印度的软件业很发达，那种 h i n g l i s h 专门有一种，啊，他也不叫，慢慢慢慢。 他的，我记得我专门找到一个网站，是一个美国，但是英国我忘了，就是他的英语词汇统计，每年要增加多少万个、几十万个这个新的词汇，嗯，那都是各个不同文化的人、不同国家的人带去了。他，我发现他的厉害，除了他的经济，就是英美的经济啊什么发展，其中啊，他不拒绝是他的文化对他的，他。 总是把你的融到我之中，对。但你可以说这是大家共同创造了一种。现在随着中国的这个对外开放和中国的这个实经济的实力增强，越来越多的中文也开始进入到中国人说英语的方式，没错，进入到英国里面了哈。是。可是我觉得英英文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国际语言，那么强大，理很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一个双重的开放。就这个开放，其实很多学者研究这个课题嘛。他第一个开放就刚才您讲。 它英语不封闭，嗯，它大量吸纳外来语，比如说现在法国人怕英语，但是其实英文里面有很多法文呐，是，尤其讲到吃饭的时候，对啊，这个叉叫什么？那个碟叫什么？这这都是法文。对。然后呢，呃，你看到还有第二个开放，就这个国家，嗯，就当年英国这个国家，它的我曾经看过一个书讲到，它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它的出版的书的总量。 是比欧陆很多国家开始高，那时候本来德文出版量很高，它开始超过，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很多欧陆上面不能出的书，它率先用英文版出。嗯，对对对对。比如说你一些，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哪写《资本论》嘛，他不是在德国，是吧？他是在大英博物馆。嗯，所以当时很多这种人。 就很多的新的思潮、新的东西都是从英国诞生，而那些东西不一定是原来英国人想的、英国人创造，而是别的地方他待不下去，他混不下去，他跑到英国、跑到美国，在那边发表他的东西，这还真是。你现在各地都打土豪啊，美国打土豪，法国打土豪，就升税啊什么的，那帮法国人最后都往英国跑。对，再 <laughs> 这个，咱们去一下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雷老师还要讲伏尔泰。 刚才因为是他这个启发了我，没错，你这发型也有点去富尔泰。 <laughs> 你上次我说贝多芬，这次我 <laughs> 说谁？说谁？你像谁？你 <laughs> 因为你刚才讲到这个英国的开放，包括就说马克思在英国写，他是个德国人，但是在英国写的《资本论》，这你就啊。那么我们更早一点，法国的伏尔泰，嗯，到英国去，对吧？他写过一本《哲学通讯 嗯，呃，英国通讯嘛，还是什么，反正写过一，是，一篇，我当时还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他对这个英国那个开放非常赞赏。由于他开放，那么各个地方人，全世界，呃，当时欧洲人都跑那儿去做研究，啊，就说那他的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强。所以我说，为什么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为什么说现在的汉语开始影响？ 世界了，它是影响英语了，有一种千个历史，从前千个历史是带一种嘲笑的，嗯，现在它就是慢慢的就是进入了，为什么？也跟中国改革开放，嗯，哎，紧密的联系起来。你越是封闭，实际上你越是没有办法把你的文化影响别人。一旦开，你这个封闭久了，你开一开放的时候，确实得受到比你强的文化的影响。但是，只要你自己强大了。 或者你的文化就平等的交流的这种越这个好像这个水位就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没错。呃所以现在你看着如果说中国再开放，更加开放，经济更加发达。 那么文化跟发达，有可能，中文的我现在越来越多。而且我前一阵看一个英国经济学家写一篇文章啊，就写什么给全球的孩子们，他就提出一个忠告啊，他说为了什么下一个世纪还是下一代的孩子，我提醒你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学汉语。列举了种种理由，就是说这个汉语啊是未来的语言。所以我就是有篇文章，我曾经谈过，真正捍卫汉语不是说要封闭、要保守，只有你开放，开放，你才能够。 有影响，啊，那我从近代以来，你看开始是日本学中国那些新词儿，但后来就是中国学日本，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师生意味本来中国是日本的老师，辛亥革命，呃，不是就是那个鸦片战争之后一段时间内，啊，那么后来了这日本成中国的老师，从这个词汇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说因为日本它更开放，当时比较，啊，是，所以我觉得你。 靠封闭的办法，想保持一种文化的传统，想让它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嗯。 发挥影响力这是不可能的。你看中国的大唐，是吧？对，外国人可以到我这儿来做官员，做当当官他是这么一个气度啊。但是你这个开放，同时还包括一种很特别的宽容，就比如说你可能不能够太变得太狭隘。你比如说日本有一段时期，在日本后来变军国主义，那就是就是老外全跑了。对。但你说大正时期的时候，他非常开放，他什么人都来。 那时候很多老外去日本，而且是亚洲人喜欢去日本。嗯，我们今天看中国留学日本的群体，就雷老师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很多留学生去日本，我们都觉得是我们特别多去。其实那时候不是，是很多亚洲人去。哦，从土耳其到印度，一大帮人都在日本，因为大家都觉得日本是我们亚洲先进模范。尤其是日俄战争打完之后，对日俄战争打完这个影响非常大，你知道，就是第一次。 非欧美强传统殖民强国打败了他们的日俄战争。对，然后那时候呢，日俄战争之后，你看，比如说像土耳其的那个国父凯莫尔，凯莫尔，他一个好朋友，他生一个女儿，那个女儿的名，那个儿生一个儿子，儿子的名字就是用了当时日本那个舰队的司令员的名字。哦。然后甘地马上写信祝贺，在南非，然后泰戈尔也写文章歌颂日本。 我就一大堆印度、阿拉伯的人都跑到日本去学。那那时候日本，日本现在我们印象中是这个种族上面它是比较讲纯正，但那个时候不一样。大正时期它很开放，很欢迎外面的人来。这个东京街头什么人都有。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像现在的纽约，有点那个亚洲的纽约的各种各样的，全世界各种各样奇闻八怪的人，你在纽约好像都能够都能见到。对，所以我觉得语言这个玩意儿啊，它有中心，有时候甚至是多个中心，但是它没有国界，它没有边界。 是吧？是它跟边界之间的关系是融合在一起的。对，嗯。可是呢，这里面还牵涉到就是支撑语言。就刚才我们讲，国力当然很重要，经济实力很重要。但那个国力到底是什么呢？它不是一味的，就是说你的啊军事实力很强，呃国际地位很高。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你苏联时期，苏联够不够强？但是俄文对世界的影响力。 当然也也也大啊，在在前苏联对对啊，五十年代俄文在中国影响很大，但是后来他整个，但但你看他整个文化影响力就下降。哎，怎么今天的中国语言里有俄文的词儿吗？有俄文的影？到哈尔滨去恐怕多一点吧。 列列巴列巴大列巴大列巴，这有，嗯，那个喝的那叫叫做格格瓦斯，格格格瓦斯，哎呀，哎也有有点，你喝喝喝过没有？没喝过没有？格瓦斯可以尝一尝，不，一种气酒是不是？一种那粮食酿造的一种列吗？呃，格瓦斯。 喝这个酒烈，啊不烈不是酒，一种饮料，啊种饮料。对对对对，没梅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好。哎，北京现在也有卖的， <laughs> 有吗？有有有有，是俄罗斯产的还是东北产？呃，是中国产的，中国产，我找来喝喝看，没听过这玩意儿。反正这个啊，跟当时俄罗斯对中国的这个影响是很大。但是你看他这。说一个刚什么？接着为您播出《不拉西安衣冠文明启示录》，不拉吉，连连衣裙是俄语还是英语？